นอบน้อมพระสนิทใจขอการหลวงพ่อเองแล้วก็นักประธานคุณเจ้าแล้วก็เดินทางทุกท่านอืม ก็สามารถเรียกว่าชนะอาการทางกายได้ 早上的好空气，中午温热的天气，你看见你的心不会在这好空气以及温热的天气让自己的心不断的变化。特别大鱼、米、米、菜、米、茶、米、豆等，但如果我们最近的天气没好。 我们每天都在用功，今天是第三天，大家要珍惜。我们生来就有的这个手和这个脚，在这三天里做了很多好的事情。 Um, ก็เลยไม่มีธรรมมันมีธรรมะแต่ไม่มีวิธีการไม่มีผลทางที่จะปฏิบัติตามธรรมะได้นั้นถือว่าพวกเราเป็นคนที่เรียกว่ามีบุญวาสนา两个人 真的是大福报，为什么呢？不仅来到自愿，而且接触到啊，这个直接的法门。 解脱的方法，有的人甚至站了十年、二十年，一直到自己往生也没有得到一个跟自己相应的修行方法。那我们来到这儿，应他说，每位老师用他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的经验。 วิธีการที่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แล้ว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บอกสอนก็คือเนี่ยกาให้กลับมาศึกษาเรื่องกายศึกษาเรื่องใจ ถ้าเรากลับมาศึกษาเรื่องกายและเรื่องใจมันจะทำให้เราเกิดปัญญา ที่จะ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กข์ได้ สิ่งที่มัน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นะมันเป็นทุกข์หรือเป็นสุขนะมันเป็นทุกข์เพราะมันคนอยู่ในสภาวะเดินไม่ได้ อันนี้แหละคือสิ่งที่พระเจ้าทรงสอ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คนในสภาวะเดินไม่ได้มันถึงต้อง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嗯，那是我们根本啊没有办法让这个身处于一种状态，我们不可能让自己生下来，一直到往生之前 กองทุกข์ล้วนๆมันมีสภาวะที่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อยู่เหนือการบังคับบัญชาของเราอันนั้นมันก็เจ็ดวาการยึดมั่นถือมั่นในรูปนี้如果自己没有照顾好这个身体，他就会感冒、会生病。如果 ไม่มีใครพ้นความแก่ความเจ็บความตายความร้อนความหนาวได้มันเป็นธรรมชาติของมันเราก็ยอมรับความจริงของธรรมชาติจิตใจเกิดการปล่อยวางก็เกิดความไม่ทุกข์学会面对现实？是否能学会去 自己的习气，因为自己的啊坏习气，使得自己长时间的陷在啊一些贪嗔痴的。 说让我活在当下，我要赶紧哪里赶紧啊，这样是对的。ที่การที่เรียกว่ารู้ที่ปัจจุบันนะมันก็คือแค่การรู้ผ่าน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กาย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ใจที่ปัจจุบันแต่ไม่ใช่ว่าเปอยู่กับกับกายกับใจ่ให้รู้ลงปัจจุบัน我们教大家学习活当下。 不是让大家学习活在快乐事情里，啊，苦也不要，乐也不要，啊，那么学习学会活在每一个啊，少去分别的当下，那关系来了，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的工作我们需要做的是，知道就可以了。 知道又来了就可以了，不用再去分别，是好是坏呀。我接下来要怎么做呀？我就喜欢，我就不喜欢，不要再往下去分别。来了，只是知道就可以了，不会因为快乐的事情来了而开心，也不会因为痛苦的事情来了，坐在痛苦、他心忍的词是不要。 ความสุขอยู่ใ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อยู่ในอาการต่างๆเมื่อมันอยู่อยนืแล้วความทุกข์มันทำอะไรไม่ได้ มันเห็น มันเห็นว่าอ๋อมันตรงนั้นเอง มันไม่ได้เข้าไปเปยนด้วยอ那我们个人通过啊手部的做进行啊，做一个旁观者来看自己อ体的信息，念อ来了。 现在念头里面完全放出来，谁说的话都不听啊！谁说谁也不想听，不要让自己陷入这种状态。所以说，让你学会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是超越对与错，超越乐与苦，是超越生老病死的。嗯。 รู้ทัน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รู้จักวางความอยาก ไม่ใช่ปฏิบัติแบบจะเอาให้ได้จะเป็นให้ได้อยากให้มีให้ได้ ไปเร่งรัดไปบีบคั้นไปบังคับตัวเองต้องรู้ทันนี้นะ ถ้าเราทำตาม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นะมันจะมีความทุกข์เป็นหรือว่าเป็นต้้งหมายแต่ถ้าเรารู้ทัน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วาง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เราจะมีความไม่ทุกข์เป็นรางวัลตอบแทนได้ 能清楚的看到自己一些粗的念头，一些喜欢啊，就想要想得到，不喜欢就拼命的逃掉，或者是拼命的去说人家不好，啊，类似于这种念头，啊，不停的在心里，只要一产生，就会马上陷入执着。 那执的过程中又在不停的增加啊这个念头的妄想啊，那这个说这是粗的念头，大家应该可以看到那么再往下用功，我们就会看到一些中等的念头。老师人清楚用功的慢慢年半载，这个心越来越细，可以看到自己一些更加。 细微的体验感。 านะตอนนั้นจิตมันก็ไม่ทุกตอนนั้นจิตมันก็ไม่คิดที่ไหนแล้วถ้าเรามีสติรู้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นะมันจะไม่มี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จะหยุดความทุกข์อยู่ชั่วขณะเรียกว่าเป็นการดับทุกข์ในขณะปัจจุบันทันทีนะ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觉知的能力、知道的这个能力 不断的在增强，你会知道自己的速度越来越快。这时候念头来，以前是一来就陷进去住在里面，啊，现在一来就看见，看见了以后大家发现，看见了以后烦恼变成了知道，知道，所有的你变成了一个。 หรือการแค่พอมีความคิดเกิดขึ้นเรารู้ทันว่ามันคิดนั่นคือผลเป็นการในการตัดการสังขารการปรุงแต่งของกิเลสครับมันก็เรียกว่าเราก็จุดความคิดจุดความทุกข์ได้แล้วเนี่ยไม่ต้องเอาอะไรมากแล้วเ一个念头来了，它是น的，它是生气的，它是嫉妒的，它是羡慕的，甚至 也就不用在时，有的时间段去分别，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然后知道自己应该马上回到当下啊，不要一直啊，有些人是一用功就该分别了，我刚才已经念好了，是好的还是坏的，记忆不对啊。当你的认知力不断的增强的时候，不需要用语言，也不需要一时间去。 是这样教我们的：啊，把觉性、把知道比喻成猫、猫咪；啊，把我们的贪嗔痴的习气以及我们的念头比喻成老鼠。这个猫又弱又小。 Thank you. ขาดสตินะก็ต้องพยายามทำนอกรูปแบบไม่ใช่ว่าแต่ทำไปตอนนั่งปฏิบัติตอนเดินเป็นคนตอนไปเดินเข้าองน้ำเดินไปคิดพักอะไรก็ต้องพยายามรู้สึกตัวด้วย我们在这儿做手的动作，啊，固定的手的动作和进行呢，是为了大家打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才能回到 日常生活当中去运用它，记者提到，发现啊在课堂里面有的人非常的落后，动作做的非常的庄严，啊一敲铃，啊结束了啊可以休息了，他马上变了一个人，没有被赢导，然后心非常的急的。 跑到洗手间，啊，声音很大，就是说，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一些细节，大家在多用功，决心不是在禅堂里才有的，决心是二十四小时，时时刻刻多。 หรือเวลาเรากลับไปห้องพักนะบางที ถ้าเราพูดคุยกันมากถ้าเราเรียกว่าไปหลงไปเรื่องอื่นมากมันจะหคล้ายๆสติที่เราฝึกหัดมันก็จะเรียกว่ามันรั่วไปเหมือนกับถังน้ำเราพยายามจะเติมน้ำก็จะไป็นถังในโอแต่ถ้าก้นโอ่ก้นถังมันรั่วตักเท่าไหร่ก็ไม่เป็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ตักเข้ามาแล้วก็ออกไปตักเข้ามา 所以，我们要在形式上、表面上下功夫，我们要真正功有些人回到房间。 การเรียกว่าปิดวาจาหรือว่าการพูดน้อยที่สุดพูดสักสิี่เรื่องที่จำเป็นมันจะช่วยให้เราว่าปิดรอยรั่วได้มากเพราะว่าคนส่วนใหญ่มันจะรั่วจากคำพูด คำพูดก่อนที่พูดมันก็เกิด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ดนะก็คือการปรุงแต่งนะไรแหละมันจะรั่วมันเป็นสายเรื่อยพยายามเราพยายามจับรวมวาจาให้มันพูดน้อยที่สุดเท่าที่จำเป็นนะมันจะช่วยการเรียนของเราดีขึ้น 那我们啊，从第一天就教大家来放轻松，放轻松的意识不是让你去放逸自己，啊，不是让你去放逸自己。如果你真的在用功，好好的啊，在啊，就是说在房间里面真的是在用功，洗漱啊，在房间里面啊洗澡啊。 这些事情真的是无功。那么应该是第三天，希望大家在这个上面多下功夫。แ้วก็ไม่ต้องพูดววจะพูดไม่เก่งทำเก่งนะแดี๋ยวต่อไปสามารถพูดได้ปกตินะแต่จริงแต่ว่า 然后，当你一次可以做到，哎，我刚才说到，我不说，你发现一个喜悦，啊，你能做主了，你能做自己的主人了，你发现了一个喜悦，这个意思是。 我们在寺院中打禅七用功，我们让大家寄语，寄语，寄语的意思是，就是说我们这张嘴呀，我们这张嘴呀，被人世间造了太多的业了，啊，对不对？啊，所以来到寺院的禅期中，让你闭嘴，不要再去造业了。 叶原因生，你看不见自己，不要说话。啊，刚才讲的好话还好，如果是骂人家的话说出来了，别人烦恼，你也不会快乐。所以，提起决心。 上家不是说从今以后我不讲话了，就是说这七天内我们养成一个好习惯，打一个好基础。回到家以后，你的决心，你能知道的内心会清楚的告诉你哪句话该说，该说的说，但是不要胡说八道，废话连篇。 那么不该说的一句都不说，所以它有个过程。他从开始这个话到了嘴边呢，我们看到毕晨这个话到了半句。 ระว่างทางที่มันให้เราให้สุขให้ทุกข์ให้ดีให้ดีใจให้ร้องไห้ต่อไปเราจะรู้จักว่ากลับไปใช้ความคิดในการทำ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ใช้ความคิดในการวางแผน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เรียกว่าเป็นนายของความคิด เราก็พยายามทำไปเรื่อยๆก่อนนะ เดี๋ยวคำตอบนะมันจะเกิดขึ้นในตัว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นะมันไม่ได้เกิดขึ้นจากการคิดได้นะแต่มันเกิดขึ้นจากการที่เราเป็นปรนจักแ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เพราะนั้นคำตอบนี้มันจะเป็นคำตอบที่เรียกว่า รู้เฉพาะตัว รู้เฉพาะตัวเรา รู้ที่ตัวเองไม่ต้องไปให้คนอื่นรับรองก็ได้ มันจะสามารถทำให้ชีวิตของเรามีหลักทำให้เราเรียกว่าปลอด 然后你发现啊，你是先有了念头，然后你才说出来句话，所以。 ทำไปเรื่อยสงสัยแล้วแต่ก็วางก่อนนะเดี๋ยวยกมือไป มือไปคิดหาคำตอบไปคิดแก้ปัญหาอะไรต่างไม่เอาแล้วก็กลับมารู้สึกตัวบ่อยๆกลับมารู้สึกตัวบ่อยๆตอนเนี้ยมันจะทำให้เราวางความคิดอยากคำตอบไปปุดขึ้นมาเอง在用ง的ี候，有问题，没有问题。 有的只是好好的活在当下，每个当下，当下没有问题。或者说，你不停的思维，甚至钻牛角尖，想出来的答案不是真正的答案，它带给你的只是痛苦。所以，不理开，知道他又来骗你疗，又搞出来问题来让你。 想不通，明明你这人又擅长打禅七了，哪里那么多工作上干有问题呢？好好的在当下当下上用功。แปลกนะพอชีวิตเรามีสติเป็นเครื่องคุ้มครองกาย และเครื่องคุ้มครองใจมันจะทำให้ชีวิต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ยมันเดินไปแบบไม่ทุกแล้วก็ไม่ทำให้ชีวิตคนอื่กเขาทุกข์ด้วยเพราะว่า สติมันจะเป็นตัวเป็นอัตโนมัติที่มันคอยบอกคอยเตือนคอยสอนคอยเรียกว่า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จริงให้เห็นมันมันเป็นสิ่งที่อัศจรรย์ของการมีสติมาก就这里带来信息，一个啊心有觉醒的人，有人则是心好，那身身体身一定也会好。 好，身体好，旁边的人看到你什么都好，你会很开心，你会觉得很自在。如果你的心很安宁呢？ ลองหายใจเข้าดูสิรู้สึกไหมอ่ารู้สึกไหมอ่านะเราปฏิบัติร่วมกันสิบห้านาทีนะ你的人，不管是头、身体。 continente.